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九十二集。幽赤王、雷烈王、魔尊等都是政治头衔，对应爵位；魔婴、魔将、魔君、魔皇、魔圣是魔族对不同修为的尊称。 和仙族灵仙、天仙、上仙、金仙、大罗仙尊一一对应，魔君已经是堪比上仙的修为了。在云梦涵跳诛仙台的时候，林重玉就已经修炼到魔君。林重玉弃仙堕魔后，修炼的未免也太快了吧？洛寒当真感觉到了紧迫感，他突然正色对林清霄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好好修炼，早日飞升上仙。” 不能再懒散了。林青霄眉梢一动，洛寒不悦，问：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”“啊没什么。”林青霄收回视线，低头似是笑了下。我只是没想到，有朝一日能从你嘴里听到这句话。洛寒正要反驳，院门外的禁制被碰响了，是邹继白和叶子楠回来了。他们两人自然而然收了话。 双双起身，站到花厅门口，注视着另两人牵着羊进门。叶子楠气喘吁吁，一抬头看到那两人并肩站在木阶上，漂亮整齐，悠然轻松，都愣了愣：“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“我们都回来很久了。”洛寒觉得奇怪：“你们去哪了？为何现在才回来？”“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。”邹继白走过来，一脸骄傲的卖关子。 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洛寒以为在他们走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结果紧接着就听到邹继白说：“我们在赌坊里发现了个魔族。”洛寒突然不是很想听下去了，他们的进度未免太落后了。洛寒和林青霄都已经讨论完诛仙石和吞元兽的联系，邹继白这一组竟然才探索到有一个魔族。 洛寒看在队友的面子上，配合着他演戏。那好消息呢？邹继白没有得到预料中的热情，有些不满。不是，你为什么都不惊讶呀？好，我惊讶。所以剩下的呢？邹继白有些骄傲地抖了抖脖子。嘿嘿，好消息是我们发现魔族后小心跟踪，现在已经知道他住在哪儿了。 是赌坊里闹事的魔族，没错，是的。后来有人来接他，赌坊就放人了。我们悄悄追在后面，亲眼看着他们进门才回来。这倒是个意外之喜，知道了对方的住所，顺藤摸瓜，说不定能挖到雷烈王的信息。洛寒若有所思，随便说。我也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你们先听哪个？邹继白惊讶。 你们竟然干了正事儿，这话洛寒就不爱听了。不然呢？我以为你们就顾谈情说爱了。洛寒眉尖抽动，隐隐要爆发。叶子楠连忙拦住，说：“啊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误伤和气，误伤和气。洛寒，你说的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，你们口中的魔族，我们已经知道他来大明城做什么了。” 邹继白和叶子楠一起震惊了：，洛寒和林清霄这么强的吗？谈情说爱的同时还能带他们躺赢？叶子楠有些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来做什么？”林清霄从储物袋中拿出诛仙石，简单讲述了诛仙石的作用。叶子楠和邹继白听到头都要吓掉了：“什么？可以吸收仙气转换成魔气？这是最粗浅的功能。这里条件有限。” 更多的用法我没法试验，具体如何，还得等专业的阵法盘拿来才行。邹继白仅是想想就觉得恐怖，但是等他看到第一面就把魔族截胡，一下午不到就把魔族秘密抄底，现在还气定神闲坐在院子里喝茶的洛寒、林清晓两人，都不知到底是魔族可怕，还是他的队友更可怕一点。这么大的惊雷，竟然还是个好消息。 邹继白默默和叶子楠挤成一团儿，悄声问：“那坏消息是什么呀？”坏消息是林青霄刚刚把这件事情禀报给古行星君，古行星君十分重视，现在阻止魔族这个任务已经归我们了。叶子楠和邹继白良久无话，许久后，叶子楠皱眉道：“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，没有法器，没有支援，没有消息渠道，甚至连妖珠都要自己挣。” 是很危险。林青霄接道：“我们还带着吞元兽，他们想抢吞元兽，就是和诛仙石有关。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在不暴露身份和吞元兽的前提下，阻止魔界的轨迹。叶子楠脸已经拉成苦瓜了。他只是个胸无大志、混吃等死的纨绔子弟，平生最大梦想就是活到老死。为什么他总是掺和到这种高危任务中呢他的能力根本不配的。 尤其是叶子楠想到今天他还带着吞元兽去对方大本营盯梢，他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离死亡那么接近过。林青霄看队伍中情绪不高，安慰道：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，如今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只要我们计划周全些，并非没有胜算。”洛寒也说：“对啊，事到如今，已经不是我们冒险不冒险的问题了，魔族已经把刀伸到我们头上。”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放任魔界和妖界达成共识，天界的处境只会更危险。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我们若能趁他们不备，提前拦截魔族诡计，将造福六界。如若不然，魔界和妖界大举进攻天界之日，我们及我们的亲族朋友，每个人都逃不掉。叶子南和邹继白脸色肃穆起来，他们冒险没事却不能让家人朋友陷入险境。 就是为了族人，他们也要阻止魔界的诡计。好，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，那现在商量一下任务安排的事情。林青霄说：“四个人目标太大，我们最好分成两队，分头行动。一队跟踪今日去赌坊的魔族，另一队跟踪他们的首领。至于推元兽，接下来最好进入灵兽袋中，等闲不再露面。” 吞元兽记忆点特殊，容易被认出来，而且盯梢时牵着一匹羊太过引人注目。希尔米海是天界禁地，吞元兽数千万年不在外界走动，六界中少有吞元兽的消息流传，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。万一大明城这些魔族刚巧知道吞元兽长什么样子，那他们就危险了。先前不知道时还能带着吞元兽放风。 如今既然知道大明城中有魔族，无论如何都不该冒险了。灵兽袋是专门放灵兽的空间，储物袋不能放活物，任何活物进入储物袋都会瞬间窒息而死。但现在仙界盛行养灵宠，带着灵宠在身边难免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所以后来出现了灵兽袋，外表和储物袋差不多，但是却解决了储物袋的局限。 专门用来存放灵兽，灵兽袋方便是方便，但是对灵兽而言却不太友好。灵兽袋小而逼仄，里面不通气也不自由，没有兽会喜欢待在里面，更不必说潇洒惯了的吞元兽。吞元兽立刻表达反对。洛寒摸了摸吞元兽头上的毛，商量道：“说是为了你好，你暂且忍忍。”吞元兽还是不愿意。 洛寒见说好话没用，只能深吸了口气，微笑着问：“你是自己主动，还是我来动手？”吞元兽最终不情不愿地同意了。洛寒再三恐吓，勒令他在灵兽袋中安安分分，不许破坏灵兽袋。搞定了吞元兽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林清霄说：“那现在来分队，我和洛寒一组，叶子楠和邹启白一队，有问题吗？” 叶子楠和邹继白相互看看，脸上表情都欲言又止。两人心里在想：一定要和他一对吗？叶子楠内心颇有些绝望，一个弱，一个笨，加起来就是又弱又笨。然而林清霄和洛寒是拆不开的，现在一共就四个人，不认也得认。叶子楠勉强笑了笑，咬着牙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没意见。” 其实他有意见，但是他不敢说。好，魔族首领实力不明，由我和鹿晗去追，你们两人盯着今日出现在赌方的魔族，如何？赌方那个魔族他们都见过，实力不弱，但也仅是如此。就算发生最快的情况，他们被那个魔族发现了，叶子楠和邹继白两个人对上他也是稳操胜券。相比之下，魔族首领就难缠多了。 叶子南和邹继白没话说了。林青霄和洛寒这对实力强，但是承担的任务也远远高于他们的。叶子南两人都十分服气。接下来三天，叶子南和邹继白按照林青霄的计划，兢兢业业、提心吊胆的守在魔族府外的茶楼上，喝了三天茶。邹继白都蹲到怀疑人生了。哎呀，他真的没出门吗？ 是不是我们跟丢了？不会吧？叶子楠说着，自己也有些怀疑。那个魔族因为丢了诛仙石，回来被重罚了一顿，可能这几天他都在养伤。真的？邹继白不敢置信。那我们做什么？就在这等着。一方面盯着那个魔族，另一方面看看他们府上和谁有来往，会不会有妖界的人上门？听起来很厉害。 可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儿，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